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今天我们请到了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明明老师来跟大家谈谈关于动物的话题。明明老师，很多小朋友都想知道动物是怎么分类的，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动物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我先给小朋友们介绍一种超级简单的分类方法吧。跟你们一样，每种动物都有它们喜欢的食物。爱吃肉的动物叫做肉食动物，被它们吃的动物是猎物，它们会跟踪并捕捉猎物。你家里养的小猫和小狗都是肉食动物，老虎也是。注意了，老虎会很高兴吃掉你的猫，吞下你的狗。 所以不能把它们关在一起。这么说，爱吃草的动物就是草食动物了。没错，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动物统统归入草食动物，包括大象、马、牛、羊等等。还有的动物既吃动物也吃植物，应该属于哪一类呢？动植物都吃的动物被称为杂食动物，比如小猪、熊等等。希望小朋友也是杂食动物啊。 这样营养才会全面。还有吃昆虫的动物是食虫动物，这类动物包括食蚁兽等。那这些动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草食动物吃植物。科学家把动物彼此之间谁吃谁的关系画成了一张特殊的关系网，称为食物链或食物网。如果草食动物灭绝了，肉食动物也会灭绝。 因为它们没有东西可吃了。如果肉食动物灭绝了，草食动物的数目会大量增加，并吃光所有植物。接着，草食动物会因为没有东西可吃而灭绝。六，明明老师介绍了哪种动物分类方法？ 七，文中没提到哪类动物。八，明明老师为什么希望小朋友也是杂食动物？ 九、下列哪种关系被称为食物链？十、如果草食动物灭绝了，会出现什么情况？